沈乔。 <laughs> 若枪一别多日不见，沈道长可还安好？沈道长，佛道二门被禁由来已久，然而陛下一登基就将其解禁，道长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陛下对佛道并无偏见，只要愿意归顺朝廷，陛下都会一视同仁。 借朝廷之力重掌玄都山，恢复玄都山天下第一道门的荣光。不知沈道长意下如何？沈道长，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，也没有永远的敌人。我何欢宗本与佛门不和，如今却愿意同为陛下效命。若再加上道门，那可真是一段佳话了。等天下一统。 别说玄都山掌教，就是你想要国师之位，陛下也必然会痛快许之。先帝在时，我曾入宫面见，当时他已提出愿助我一臂之力，我要答应，早就答应了，何须等到今日？论威望、信义，先帝岂非比宇文赟更可靠？唉，看来沈道长执意要为了两名毫不相干的小童。 将自己置于险境了。看在你我以往的情分上，我再提醒你一句：从今往后，佛门、合欢宗乃至朝廷，将再容不下你。等周朝江山一统，你更是要与天下人为敌。你可想好了？情分？你我有何情分？是你当时为了避免被木提婆当做宁信。 卖友求荣，将祸水引到我身上的情分吗？ <laughs> 沈乔，你总是这样不识时务。既然如此，就不要怪我了。你，要呀！围住他们，天下桥的。 江文学城、梦溪石原著、猫耳 FM 携手英雄联盟、声罗万象联合出品，《古风武侠广播剧·千秋》第七集。 啊！那沈乔竟是妖怪不成？怎能忽然间化身无数？那是一种幻象，由剑境衍生而来。沈乔在剑道上的造诣已登峰造极，不比当年的奇峰阁差。真是青出于蓝呢。方才我可没有下令朝沈乔射箭，咱们皇命在身，不得已而为之。孤身 若沈道尊有所误会，随国公，你可要帮我澄清一二啊！是，刘大都督职责所在，绝无私心，见自然明白。看来沈道长又有突破了。你也得偿所愿。哎，那赵国公到底是何方神圣啊？不是说他以姓陈起家吗？ 我看他武功似乎也不错，能跟沈道尊周旋还不落下风啊！陈公此人天分过人，我听闻他跟随齐帝高伟之后，接触了许多高手，又学了不少秘籍，于武道上是越走越高了。嗯，那你看今日之战，陈公他们能赢吗？ 啊！啊！厉害这的。是我让你出去。别别别！剑步了，太有了。那三人根本进不了他身，以一敌三呢。不止两个小童还能一打三呀。啊！呀！拦住！拦住沈桥！ 沈沈乔，这一剑是你欠冠军和初一的。结束于此，成功，先上有人送，好起来，接住阿你。阿燕，别怕，表兄接住你了。你们的对手是我。嘿，嗯，呀！ 今日不杀沈乔，怕是必成大患。他想趁机造出幻境，法云长老小心！什么？呀！竟然一箭穿喉！好个沈桥！沈道长，那人跑回城里去了。不追他，我们走，往城外去，抓住我！ 个亭子，我来过的，我们去那里坐一下。嗯，沈道长，你慢慢走，我们扶你。 谢沈道尊对小女的救命之恩，大恩大德，都漪没齿难忘。窦郎君，不必客气。在下中南派长孙胜，当日在苏家寿宴曾见过沈道尊一面。这是玉露丸，中南派用来治内伤的，请沈道尊收下。多谢长孙公子增药。 齐王之冤，天下皆知。今上倒行逆施，陷害忠良。圣因身后还有家族要照料，行事多有顾忌。如今见道尊所为，方觉羞愧，请受圣一拜。道有三千，个人选择的道不同，没什么可非议的。而且，若没你们在背后相助，我出城后…… 也不可能这么轻易就脱身。倒是苏家满门老小都在长安，他们会不会有事？您放心，长孙家有办法将苏家人都带往终南山去暂避。不如您也带着宇文七郎一起上山。终南山虽不是什么名门大派，总还有些勇气对抗周主赵牙的。 不了，终南山离长安近，我想带他走远一些，彻底脱离危险再说。嗯，也罢。沈道尊于危难中被托孤，还反杀合欢宗两大长老，是真英雄也。 <sighs> 长孙公子过誉了。啊，好了，让沈道尊走吧，迟则生变。 这马也算是匹名驹，道尊如今有伤在身，以期代步正好。多谢窦郎君，神某就却之不恭了。七郎，上马，坐我身前吧。嗯。神道尊保重，你为七郎保重。多谢姑父和赵孙叔叔相帮。 阿岩再见！神道尊，山高水长，后会有期。后会有期。 方才为何不回头再看长安一眼？我们这一去，便不知何时才能归来。伤心之地，多看徒惹伤心。我只恨自己无能为力，眼睁睁看着父母受难蒙冤。你不要这样想。你父亲原本有机会全身而退，却依旧选择留下。医者。 是不愿令你母亲和兄长独自负难，二者也是为了向皇帝、向天下表达他的清白忠心。别人也许不懂，但你是他的儿子，一定能懂的，是不是？嗯。其实，阿爹早有布置，让阿娘他们先伺机离开，但我阿娘也不想独留阿爹一人负难。 我那些兄长们也都不愿意走，只有我年纪小，被严叔强行带离。是了，每个人生于世上，都有自己的选择。有人苟且偷生，也有人为了名节清白付出性命，这都无可厚非。但那么多人明里暗里帮忙，苏家甚至愿意挺身而出，与皇帝对抗。 可见齐王品行，众人皆服。我受人所托，也定会安顿好你的。你有什么亲戚想投？宇文家的亲戚都是皇室宗亲，即便有人肯收留，我也会连累他们。如今宇文云连杀三名德高望重的宗师，无所忌惮，怕还想多杀些人来立威。沈道长。 您去哪儿，我便去哪儿吧。好，那我们便去碧霞宗。碧霞宗在哪里？在泰山。是五岳之首的泰山吗？正是。泰山世家群山，气贯天下。云霞日出，更是一绝。 我也想去看一看，但眼下要先往南走，绕道过去，躲避宇文渊的追捕。嗯，我知道了。驾！这一路大概要走两三个月，你陪我四处逛逛，观一观各地景色，览一览世间人情。 顔 这不是喜事吗？哎呀，今日皇宫又是大寿，许多乡绅名宿都特地跑来汝南城祝寿了。而且皇宫好客，谁去都能喝一杯水酒。我听说月琴名家杜公也要献去祝寿，即便站在外头听，也能洗洗耳朵。是啊，是啊，快走吧，走啊！汝南城的黄西道，黄西道出身世家，精通音律。 既能将音律演化出肃杀之气，又能奏出和悦之声，招来百鸟驻足，与法镜宗宗主广陵散有些共通之处。沈道长，他们说的那个乐琴名家，我见过，叫杜云，曾经入宫献艺，的确有“一曲绕梁，三日不绝”之功。你想去听？可以吗？既然皇宫好客。 想必不在乎多两个不速之客，我们买份贺礼去吧。嗯。这 <laughs> 是李员外送来的贺礼，员外大人太客气了。皇宫高寿！哎呦啊！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哎，不收别人啊！ <laughs> 王大人好啊，王大人好。寿比南山呐！哎呦呦呦！ 在下山桥子，有方道远。听说皇宫大寿，特来贺寿。这是七郎给皇宫备的贺礼，祝皇宫松鹤长春。来者是客， <laughs> 二位这边请。来。我们去旁边的坐席。若有人问起，你就说。 我随道长云游至此。 <laughs> 皇宫于音律上的造诣，在下望尘莫及。 <laughs> 不客气了。是广陵散。嗯，怎么了？我见到一个熟人，正往中庭走去。你在这花园等我。 不要乱走，我去去就回。好。人呢？是去了假山背后吗？本座只给你三个月的时间。啊！你无事？嗯。不知是哪位尊驾光临？ 却不知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视。嗯，哈哈，原来是沈道长，怎么回事？燕无师为何会与广陵散在一起？仇人见面如此和睦，燕无师已经好了吗？哼哼，看来沈道长对我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很是疑惑。 皇家寿宴既是人人能来，广宗主自然也来得。贫道无权过问，只是不知，燕宗主又为何会在这里？ <laughs> 燕宗主是不是该向沈道长解释解释？ <laughs> 此人是谁？难道本座必须认识？什么？ 假如一切重来，你可会选择在半步风下为我所救？ <laughs> 傻阿乔，我几时对你好过？不，不是这样的。北周内宫的朱阳册残卷，我来不及背给你了。你告诉他不必管我的事。 趁着北周吞并齐国，先将幻月宗的势力延伸到齐国再说。不该是这样的。 <laughs> 本座不需要朋友，只有一种人有资格与我平起平坐，那就是对手。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他又走火入魔，忘记前尘了吗？燕宗主，好差的记性。 连救命恩人也忘了，救命恩人，本座倒要看看你有什么能耐，敢自称本座的救命恩人。 沈道长这身轻功，当今天下已少有人能及了吧？天阔红影，皎皎不群，玄都山果然名不虚传。广宗主过奖了。此处是皇府，贫道来做客，总不好将对方的寿宴搅和。燕宗主若想打，还请定下时辰地点，贫道自当奉陪。说的是。 虽说此处没什么人，但若是惊动主人家，终归不美。巫师，沈道长想与你叙旧，你不如重新定个时间。哼， <laughs> 本座与他又不认识，为何要叙旧？若人人都以此名头找上门来，我还要一一奉陪不成？他轻功虽还能入眼，内力却一般的很，单靠几手剑法撑着。 不出百招就会败在我手下。这种对手有什么值得本座多看一眼的？哼，你若不打，又如何知道我不如你？哼。啊，我本就不耐烦在此处多留，是你非要来听去。哈哈，是，是我之过。你自去听吧。 完了再来寻我，你知我在何处？好，那你先走一步，我就不送了。沈道长，可要一同去听曲？哼。 是杜云呐。杜云听闻风云不知肉味， <laughs> 可能是回来了。嗯，您怎么了？偶遇故人，但对方像是完全忘了我。他是您的朋友？与其说朋友，倒更像是敌人。您与他交手了吗？那倒没有。他性情张狂，行事多半随心。 善恶也在一念之间。先前他曾救过我，又令我陷于敌手。啊，那您找他报仇了没？后来因缘际会，我与他又有了几次交往。有一回，我们碰上了共同的敌人，他点了我的穴道，将我安置在暗处，自己以身犯险，去引开那个最大的敌人。听上去他也不是很坏呀。 为什么会不理你呢？我也不知道，兴许有什么隐情吧。沈道长，我们走吧。宴席已开，这里美酒佳肴也许比不上齐王府，但总归比客栈强。你不吃完再走吗？ 这里客人多，若有多心之人，未必不会生疑。我来听曲已是放纵，不能再仗着您的庇护肆意妄为了。也好，那这边走吧。哎，道长和小郎君，请用膳。 小店晚上也开灶，要烧水沐浴，尽管换人啊！有劳了，哎，应该的。来，吃吧。沈道长，您是不是有心事啊？没有，我只是在想下午遇见的那位故人。您很看重他吗？为何这么问？若不是很看重对方，又怎会念念不忘？ 非是念念不忘。嗯，其实我觉得您那位故人应该也很看重您。何以见得？我与六兄年纪相仿，读书、吃饭、睡觉都在一块儿。可六兄仗着年纪大，屡屡捉弄我。有一回还跟我说树上有凤凰蛋，骗我上了树下不来，他在下头哈哈大笑。 <laughs> 那会儿你几岁？看不出你这样聪明。 有被骗到的时候。若是寻常伎俩，自然骗不到我。可他为了哄我上当，找人专门做了一只七彩斑斓的假凤凰，几回半夜在我房外飞过，又说是凤凰来我们家产蛋。一次两次也就罢了，多了我能不上当吗？ <laughs> 是是是。后来我去跟父亲告状，父亲却说那是因为六兄喜爱我才会这样做，对不喜欢的人。 他连看都懒得看一眼，我想您那位故人应该也是一样的吧。而且您不是说他肯为了您以身犯险吗？那就更说明他是喜欢您的。六兄虽然常常欺负我，可那一日，也是他对母亲说，我年纪最小，要让我先走，为宇文家保留一丝血脉。我现在。 多么希望能回到从前，哪怕被他日日捉弄也无所谓，只盼一切都是场梦，梦醒了，他们也就都活过来了。你知道，三才所指何物？天、地、人。立天之道，曰阴与阳；立地之道，曰柔与刚。那后面是什么？立人之道。 曰：人与义。嗯，不错。道家虽修清净之功，但也讲究因果相报。你若想报仇，我非但不会阻止劝说，还会教你武功。但我不希望你一心一意只惦记着这件事。人之所以为人，是因为灵智区别于禽兽。虎狮之属，只要肚子一饿，必然就要觅食，要杀生。 但人饿了，却可以忍饥，更知如何通过种种手段让自己吃饱穿暖。这是人能积善三才的根源，你能明白吗？嗯，我明白了。道长希望我能抛开过去的包袱，当一个顶天立地的人。即使再恨宇文赟，也不要成为他那样的人。不错，你果然聪明。那。 那我能跟着您学武功吗？ <laughs> 自然可以。我收弟子，一看本心，二看资质。哪怕资质寻常，只要本心正直，便已足够。更何况你资质卓绝，根骨上佳，是块练武的好料子。那师傅，请受弟子一拜。 <laughs> 先不忙。 等我领你回碧霞宗，再行拜师礼也不迟，那样方显郑重。嗯，来，先吃饭。你还小，多吃才长个。好。 阁下不愿以真面目示人，若只是路过，还请另请别处。夜无师，果然，燕宗主所为何来？阿乔，你可真是无情！人家为了你差点丧命于桑景行手下。 你一出口，却还是冷冰冰的燕宗主。你没失忆。嘘，别紧张，带你去个地方。你有病？你放心，宇文宪已死，除了宇文云非要赶尽杀绝，其他人都不会将宇文七郎当回事。就算想讨好皇帝。 带着小童回去也不甚大用。你看，我不点你哑穴，这会儿你该大喊了。我们要去看一出好戏，你不准乱动，不然以后就不带你出来玩了。 梦见了一个我，独下行舟，替昨日少年遮来路白虹。不问春山几点闲雨中，有心与我肩上花零落，与你相撞花万千星风，同行后。 每个人都说，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毫无出奇之处。你猜最后怎么着？嗯，即使它只是一块石头，也是一块万中无一的石头。天下虽大，也只有这么一个神桥。千金难买心头好。不过燕宗主为何忽然说起故事？这与宇文氏又有何关联？没有关联呀，本座闲着没事儿逗你玩儿而已。 <laughs> 燕宗主到底上碧霞宗做甚？直到此刻还不肯据实相告吗？听说碧霞宗有一绝色美人，本座慕名已久，正欲一见。在下碧霞宗赵迟吟，恭迎燕宗主尊驾光临。